课文一，在办公室。老师，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，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啊。你每天认真学习、做练习、完成作业，一直不错呀。这是我昨天的作业，您帮我看看对不对？写的不错，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 谢谢老师，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。生词、留学、水平、提高、练习、完成、句子、其他、发。